上一讲啊，咱们说日本呢，在发动偷袭珍珠港的同时，也在东南亚呢兵分两路展开了攻势啊。其中一路呢，是在这个美国的远东大本营菲律宾群岛啊，半年时间顺利的夺取了这个战略要地。美国名将麦克阿瑟啊，灰溜溜的坐着鱼雷快艇跑到袋鼠国避难去了。另一路呢，就是跟这个菲律宾隔着南海啊的这个马来半岛，日军呢。 也没闲着啊，因为咱们说呢，要保证重要的石油生命线，两翼必须同时啊，才能保证安全。而且相比这个菲律宾呐，马来西亚的重要性可是一点都不差啊，因为马来半岛的尖儿上就是有这个东方直布罗陀之称的新加坡啊，这个别说那个时候啊，今天咱们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原油进口国。 从中东买的油都得经过这儿啊，所以咱今天啊，对这个马六甲海峡的局势啊，也是特别的这个敏感啊。新加坡有啥政策变化，咱都得赶紧跟进啊。你别看这是华华人呢，在海外开的分店。 但是这胳膊肘呢，真不往你这边拐。那在战争年代就更不用说了。要说新加坡这地界啊，是十九世纪初，自从他跟了英国人开始，就一直被苦心经营。所以你想，这地儿这么重要，日本人又不傻，是吧？肯定这个一直留着哈喇子盯着呢。啊，其实早在这个一九一九年的时候，这个英国在日德兰海战当中的名将，啊后来的海军元帅杰里科，是吧？ 就曾经说过，这个日本人狼子野心啊，迟早要把这个魔爪啊伸向整个太平洋啊，尤其是新加坡，必然在他们的计划里。所以从这个一九三零年代开始，英国人在这儿花了几年时间，投入巨资，把这个新加坡呢就整个变成了一个设计精巧的要塞啊，而且英国人还在这个弹丸小岛上呢塞进来十三万军队啊。 所以这个新加坡岛啊，对于日本人来讲是一块难啃的硬骨头。之前咱讲过啊，一九四零年七月二十六号啊，美国宣布给日本断粮。仅仅两个月之后，一九四零年的九月，日本大本营就开始琢磨怎么打东南亚。你既然不好好卖东西给我，那我就只能动手抢啊，这就是强盗逻辑啊。 既然要打，那肯定得找人牵头做计划啊。那么这个时候，一个老熟人出来了，谁呢？就是石正信参谋啊。这个你看，这家伙是真心爱折腾是吧？哪儿能挑事儿，他去哪儿是吧？如果有人许愿，我希望世界和平，那你就拿把刀咔嚓把这个石正信给劈了。世界和平的任务完成一半啊。虽说这个人很变态啊，但是不得不佩服他做计划的能力啊。 超强啊！从关东军诺门坎之战失败被踢出关东军，又跑到南方军来了啊！仅仅俩月的功夫，配合在东南亚当地的谍报人员，一个很详细的计划就出炉了啊！这个计划详细到什么呢？就甚至都做好了控制当地奎宁生产的方案啊！这个奎宁是这个防疟疾的这种特效药嘛？那所以你看，这日军日后在东南亚。 所向披靡啊，得病的数量呢却很少，这士兵很少得病，这一点绝对可以讲是功不可没啊。所以这么一份详细到极点的计划啊，送达这个日本大本营，很快就被批准了啊。那下边呢就是准备开干。转过来年，四一年十一月五号，东京御前会议决定对英美荷三国开战。 寺内寿一大将啊，被任命为南方军总司令。啊，寺内寿一是这个日本贵族出身啊，伯爵。他爸爸呢，寺内正义也是陆军大将，而且呢封元帅。寺内寿一也封元帅啊，后来也封元帅，等于是父子元帅啊。这个日本陆军一共十七个元帅，从明治。 到这个二二战前，一共十七个元帅父子这一对儿啊，伯爵，所以是在日本属于这个一号人物吧？那他被任命为南方军总司令那南方军的编制呢，怎么说呢？就跟这个侵略中国的日军是吧？就是中国派遣军啊，屯驻在东北呢叫关东军是吧？这跟南方军级别都一样啊，所以这个就就就日本的把它叫做总军。 啊，总军级别就是日本的这个战略单位啊，军啊方面军总军啊，所以这是总军级别啊。南方军，然后这个寺内被任命为南方军总司令之后呢，当时这个在中国长春啊，关东军任职了山下奉文中将啊，被召回东京啊，任命为这个第二十五军司令官啊。我们都知道，日本的军实际上就应该是相当于集团军是吧？负责进攻这个马来西亚和新加坡。 啊，山下奉文这个时候是戴罪之身啊，因为他曾经是这个发动二二六兵变的黄道派核心成员啊，特别怕这个天皇啊记恨自己啊，所以据说他养成了一个习惯，在任何地方办公，他都把桌子摆的这个朝向东京皇宫的方向啊，不管那个房间布局适合不适合啊，哪怕那边是厕所也没关系啊，这样呢方便他给这个。 呃，天皇鞠躬忏悔啊，这一下他得到了重用啊，感到这个感觉到有机会赎罪立功了啊。如果大家看那个山下奉文的这个这个照片，能看出来啊，山下奉文当时。 在日本这个军官里，属于非常孔武有力的啊，身高这个一米七四，体重九十公斤啊。一般我们觉得那日本军官都是那种又矮又瘦干瘪老头啊山下奉文是个高胖子啊，体重九十公斤，人送外号叫“步兵炮”啊。为什么叫步兵炮呢？因为当时日本十一年是三十七毫米口径步兵炮也是重九十公斤啊，他跟一门步兵炮一边重啊，所以有这么个外号啊。那么山下指挥的二十五军。 由日本陆军最精锐的第五师团、第十八师团和近卫师团的骨干编成，是吧？我们知道，这个日本陆军师团编号在二十以内的，都属于常设师团啊，就属于这个这个日本在这个全面侵华战争以前就编成的师团，一共有十八个啊，因为它这个有有有三个这个号是没有的啊，一共有这个十八个师团。 啊，那么你看，他这个近卫师团、第五师团、第十八师团都是日本的常设师团，也就是我们说的这甲种师团，是吧？特别是这个近卫师团啊，通常都不出国的，啊属于天皇的御林军啊，帽徽都跟其他部队不一样。啊配属给二十五军就这么三个王牌师团啊，可见对这个这个新加坡的这个重视啊。 这么一来，二十五军就凑起来啊，将近十一万人啊。山下奉文的任务，在这个开战一百天内啊，要越过七百公里的马来半岛，从背后攻克有不破堡垒之称的新加坡要塞。但是。 山下文很逗逼啊，很有意思啊，是吧？为了报答寺内兽医伯爵的知遇之恩啊，我一个戴罪之身是吧？没没把我转入预备役就不错了，您还让我指挥一个集团军是吧？所以山下居然退还给了一个师团，我用不了这么多人啊，我俩师团够了啊，带着七万人啊就上了战场了啊，这回扣给的。 这就水平别人是给钱，他好家伙送兵，为陆军提供空中支援的呢是日本陆军航空兵第三飞行集团和海军航空兵第二十二支队啊，一共呢有六百一十七架飞机啊。但是提供掩护的海军力量稍微弱了一点只有一艘巡洋舰、三艘驱逐舰啊，给这个呃这么七万陆军护航的舰队，就这配置呃。 这有点寒酸啊，估计是海军那边又给陆军穿小鞋啊。但是这支舰队的指挥官有必要提一下啊，这就是这个二战后期比肩山本五十六的小泽治三郎啊。就是说，这个日本海军在在这二战的时候，如果你要说有名将的话，大概也就就能这俩了啊，就也其他的就一般都比较庸啊。小泽完美的完成了配合陆军护航和运输的任务啊，并且呢。 这个工作成果呢，得到了陆军方面的一致好评啊！这也是日本陆海军呐少见的默契配合。1941年12月9号啊，日军航空队空袭了马来半岛北部的英军机场，158架英军战斗机啊，在地面被炸的只剩下了十架啊！一眨眼之间，制空权就没了。到了10号上午，英国远东舰队的两艘核心。 主力舰啊，威尔士亲王号和反击号啊，带领四艘驱逐舰出海巡战。这么做的这个主要目的是为了体现丘吉尔的意图啊，首相的目的叫威慑日本人，让他们呢不敢轻举妄动，是吧？而且这支舰队呢，同样被命名为 Z 舰队啊，这也是下决心让这支舰队不成功变成人啊。 不过非常可惜的是，他们这次成人了啊！之前咱们这个讲北非的时候就经常提到啊这个丘吉尔丘大爷呀，是个政治家啊，指挥打仗不太灵是吧？他他从来就没指挥过什么漂亮仗。年轻的时候一战的时候在土耳其是吧？加利波利这个登陆战，结果呢被西亚病夫打得惨败。然后二战的时候到北非，这个又给隆美尔送人头啊！这次在远东。 又帮着小日本鬼子刷战绩啊！你说你这个每次棋都下这么臭，这也是本事啊！这个这次派出 Z 舰队也是啊，邱大爷光想着展现大英帝国海上雄风啊，但这个时候已经是航母飞机的时代了，你这两艘战列舰是吧？四艘驱逐舰压根儿就没有空中掩护，您就开出来，这相当于裸奔。 所以啊，当他这个舰队啊出现在这个马来半岛东部的关丹海面的时候，马上就被八十五架日机团团围住。两个小时之后，威尔士亲王号和反击号啊被干净利落的炸沉海底。舰队司令官菲利普斯上将与舰同沉啊。菲利普斯上将很矮，一米六是吧？所以绰号叫大拇指。这回大拇哥给撅折了。 英国远东舰队几乎全军覆没啊！你看这多丢人是吧？太丢人了！而且这个威尔士亲王这个头衔历来是给英国王位继承人的，相当于皇太子，拿他命名的这个战舰。这艘战舰半年前参加了击沉德国海军匹斯麦号战列舰的这个战役啊！再往前倒是吧？ 当年英美签订《大西洋宪章》也是在威尔士亲王号的这个甲板上签的。珍珠港事变之前，标志英美两国结盟。这么一艘公军舰带着得胜余威，千里迢迢赶过来，结果呢，给人喂鱼了，是吧？所以丘吉尔知道了之后就很无奈啊啊，说有多少计划、希望和努力，都随着这两艘战舰沉入了大海啊！其实这个。 邱大爷，先别着急，这个感叹啊，更糟糕的事儿啊还在后头呢啊！小日本夺取了制空权、制海权以后啊，这就该陆军大显神威了啊！山下奉文率领二十五军主力从泰国的宋卡、北大年啊这些地方登陆，向着马来半岛呢西南穿插啊，然后沿着这个西海岸向南急速推进。 啊，另外呢，有一支牵制分队从哥达巴鲁登陆啊，而后呢，从马来半岛东海岸出击。两股日军在轻型坦克和空军的支援下隆隆南下，很多这个小鬼子啊骑着自行车前进，是吧？你别看日本那个小坦克啊，薄皮大馅啊，在诺门坎呢被苏军坦克碾压，但是在热带丛林当中，这个坦克的轻快特征却成了优势。 十二月十一号啊，英军印度第十一师首先跟日军交火。尽管这个英印军数量是日军的三倍，但是这个阿三战斗力有多强就甭多说了吧。你训练也好，你装备也好，都跟日军没法比啊。而且军官跟士兵的这个团结度啊，几乎就是个零啊，因为部队里边军官都是英国人。 哎，肯定经常欺负这些阿三，好不容易枪里有子弹了，恨不得先把长官崩了。所以你想，这样一支军队跟日军对抗，那打毛线啊？在另一边呢，日军西路分队啊占领了槟榔屿上的英国空军基地，消除了英国从印度缅甸方向对马来半岛守军进行空中支援的可能性啊。所以这个。 一九四二年的一月十一号，那马来西亚的这个首府啊，马来西亚的首府吉隆坡几乎未做抵抗就被日军占领。那所以战局上基本上就已经形成了日军碾压英军、望风而逃这么一个态势。日本步兵啊，经常是仨人一排，骑着自行车去追赶撤退的英军，一路之上是有说有笑啊，就像是郊游逛亲戚那种感觉。 英军老远呐，听见那个大片自行车的声音，以为坦克来了呢。啊，英军没有坦克啊，反坦克火器也很少，撒丫子就跑。有人说不对呀，说自行车是轮胎呀，坦克是履带呀，这声不一样啊啊！其实呢，是因为什么呢？就马来半岛气温太高，那会儿轮胎质量又不好，老爆胎。 所以日本兵干脆啊就把这自行车上轮胎上外面那层橡胶剥了，就骑着钢圈，骑着马圈，嘎啦嘎啦嘎啦，但这车估计骑会儿都废了，老得给拿龙。眼瞅这边兵败如山倒啊，英国不能坐视不管呐，是吧？我白人啊，不能输在黄脸猴手里啊！所以怎么办呢？一月下旬，英军增援部队抵达新加坡啊，包括英军第十八师和五十架战斗机，但是呢。 晚了啊！黄花菜都凉了，来不及了。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时候马来半岛大部分失守，陆军已经没法往前线运了，只能在物资紧张的新加坡啊白白消耗给养。空军就更别提了，远东这边英国空军长期缺乏训练，是吧？因为没有对手嘛，那你你镇压个土著你用不着啊，是吧？所以跟日本老司机开的零式战斗机一照面就被揍下来了啊。 随着这个战局全面被动，一月二十五号，英军司令帕西瓦尔中将下令向新加坡做最后的撤退。这帕西瓦尔中将啊，他是是一个儒将啊。这儒将有的时候是个好词儿，有的时候就有点损你。其实这哥们儿适合在这个总部做办公室，当个这个高级参谋啊，对，画画地图啊，起草个命令。 打印着文件啊，或者上军校去教教书，他适合干这个。那他不适合在这个前线杀伐决断当统帅。那英国当时就是这样，就一流的将领是在欧洲的。啊我得对付德国人啊。当然，英国本身可能也没什么太多一流将领啊。我得对付德国人啊。然后遇就派到远东的就都是那不入流的那种将领。所以这帕西瓦尔就有点不入流，是吧？他下令撤到新加坡。 然后二月一号，为了阻止日军登陆，炸毁了连接新加坡跟柔佛州的一千多米长的海峡堤坝。这样一来，新加坡就真真正正的成了一座岛屿啊！可是你这等于就是把自己也困死了啊！因为你没了制空权，也没了制海权啊！现在就是人为刀俎，我为鱼肉，就看小日本怎么下刀。四二年二月九号，日军集中全部主力和所有的炮兵。 向新加坡发起进攻，为了避开英军的火力封锁，山下凤文玩了个邪的啊！把主攻方向呢放在了地形复杂的岛屿西面啊！这样的话，一个突然袭击，英国这个措手不及。仅仅三天时间，水库被日军占了。那这来完蛋了，岛上没有淡水，那不得渴死吗？啊！所以打到二月十五号，英军就撑不下去了啊！帕西瓦尔中将就提出停战。 啊，什么停战啊？山下奉文说停毛的战呢？啊，你的投降书我都给你起草好了，连英文版的都给你打印出来了啊，等你签字。所以日军的投降条件很苛刻，基本上就是你得无条件投降啊。帕西瓦尔还想条件，山下奉文就不耐烦啊，因为那个日本人英语可能也不太好啊，那翻译翻译的也很蹩脚啊。山下奉文很不耐烦，说你现在就回答 yes or no 就完了，是吧？你你甭甭废话，是吧？然后英国人就屈服了。 啊，十一万英军就当了俘虏啊，包括刚刚增援来的英军第十八师，是吧？正好赶上投降啊，到这儿也挺好，啥事儿也没干啊。怎么大老远坐船晕了乎了啊？然后放下武器投降。真心得说呀，英国人战斗意志太差了啊！要知道日军这边补给比英军差多了，炮兵弹药只剩下个位数了，是吧？ 这第五师团呐，连枪弹都发不下去了啊，就只能靠刺刀冲锋。可见大英帝国这个真是日薄西山。新加坡的沦陷是对大英帝国殖民体系的一次沉重打击啊！为什么二战之后，英国殖民地纷纷独立？就是就就这这些人一看说你太怂了。丘吉尔战后回忆说，整个二战期间，新加坡失守是他最感痛心，也是情绪最低落的时刻，是吧？ 所以日本人花了七十天就拿下了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啊，然后新加坡呢就被改名为昭南市啊，山下奉文呢得到了一个绰号叫马来之虎。所以这个时候的小日本啊，拳打老鹰脚踢老美，风光无两啊。当时日本大本营发表的公告是什么呢？就是日本帝国啊是一轮初升的太阳啊，光耀明亮，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啊，牛逼哄哄。 但是他们没有料到，对面的美国虽然刚刚在珍珠港吃了个大亏，现在还缓不过劲儿来，可是正在酝酿一个大计划啊，在下一盘很大的棋，是吧？准备给鬼子点颜色看看。那这个计划是什么呢？咱们下一集再说。想收看或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快去微信关注“寻迹讲堂